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五十三集。战争是唯一一种可以快速集合财政、军力等各种权力的手段，而开战的口号也有利于转移民愤，提高民众对他的认可。 叶崇玉急需一次实际奠定他的位置，奈何这次开战却屡屡不顺，内部不听从他的调遣，后勤资金不够，现在更好了，对战另一方不干了。叶崇玉真是说不出的心累呀！烦恼中，一个邪似的声音忽然响起：“你竟然还是魔尊，简直一无是处。” 叶崇玉瞬间警惕，他腰板挺直，眼睛如鹰，戒备的扫视着空无一人的魔尊营帐。你是谁？出来！叶崇玉一边巡视，一边暗暗蓄力。那个声音嗤笑一声，再度响起：“别白费力气了，仅凭你，根本不是本座的对手。” 这回叶崇玉终于找到声音的源头了，他回头看向那个黑色的魔瓶，将信将疑：“是你，是本座。”一缕黑烟从细细的瓶口冒出来，在半空中化成一个模糊的人形。他旁若无人般在营帐中飘荡了一圈，啧声嫌弃：“魔族竟然已经没落到如此境地。” 真是一群废物！叶崇玉沉着脸问：“你究竟是何人？”叶崇玉对这个瓶子的来历也不甚清楚，他只知道云梦涵失踪回来后，身上突然多了一个可以许愿的瓶子。叶崇玉觉得有意，暗暗查探，发现这个瓶子疑似是上古禁术。叶崇玉动了心，从云梦涵那里问出了这个瓶子的来龙去脉。 然后床上稍用功夫，就将东西要了过来。然后他派人去大荒拿来了巫族的血，打算慢慢炼化此瓶。没想到炼化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艰难。瓶子里的魔物不知道是什么来路，十分难以掌控。前几天即将开战，叶宠玉修为差了林清霄太多，他为了获胜，铤而走险，用了一半巫族的血打开封印。 想要赌一赌自己的运气，然而这一仗还没打起来，林青霄就失踪了。叶崇玉也没处印证上古禁术的实力究竟有多强。之后，叶崇玉觉得这个东西邪气，不可久用，就将其束之高阁。这几天他一直盯着仙族的动静，竟然忘了瓶子的存在。黑烟飘飘忽忽，突然缠绕到叶崇玉身前，悠悠道。 你不需要知道本座是何人，你只需知道，如今，你只能依靠本座。 <laughs> 笑话！叶崇玉毕竟在魔域历练了几千年，早已不再像曾经那样轻信于人。他说：“本尊堂堂魔尊，声名威震六界，手下握有千军万马，而你，不过是一个被封印于瓶内。” 连自由都无法企及的魔物，就凭你还敢看不起本尊，简直是笑话！不知道哪个字眼儿戳中了禁魂的痛处，黑色的雾气忽然浓郁起来，怨气四溢，将营帐内摆设侵蚀出一个洞。叶崇玉见状大惊，立刻用魔气将自己护住，厉声喝道：“区区邪祟，竟敢在本尊面前放肆！你就不怕本尊将你彻底封印吗？” 封印。黑雾笑了一声，忽然压低声音，凑到叶崇玉耳边问：“你真的舍得吗？你能做到魔尊，全是靠了你弟弟的名声。魔域诸王愿意让你出头，也是因为你是林清霄的同父兄长，适合坐在魔尊的位置上挑衅林清霄。 如果不是他，你真的觉得你能走到这一步吗？叶崇玉瞳孔放大，脸上露出显而易见的恼怒。他内心狂怒，可是又知道晋魂说的对。林清霄至今是六界修炼记录的保持者，他在九州会竞争天地时的数次战斗，被当成六界修者的模范课本。而林清霄成为天帝后， 内素吏治，外振军备，仙界实力和百姓民生明显提高了好几个档次。他是一个严厉而强权的君王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在他执政期间，仙界各方面实力大增，在六界独占鳌头。而叶重玉呢，尚未全靠煽动民心喊口号，成为魔尊后，为了赢得各方势力支持，只好和各家魔女保持暧昧关系。 然而魔族不是仙族，那些魔女随随便便就和他滚上床，但是下了床，他们马上就不当回事儿。魔族的贵族小姐们同时保持十来个情人，不是常事儿吗？他耐着性子和那些魔族小姐周旋，结果收益寥寥，到最后，叶崇玉所有拿得出手的成就，竟然全靠林清霄。叶崇玉无论修为、实力还是政绩。 都和林青霄差了一大截但是他靠不断喊话林青霄，不断扯着林青霄做文章，竟然成了和林青霄齐名的帝王。叶崇玉知道这件事儿，也正是因此，他极其避讳别人提及此事。现在被禁魂戳破，可谓踩到了叶崇玉的雷区。叶崇玉怒道：“你一个禁闭于瓶中的失败者，有什么资格指点本尊之事？” 无能者无法反击，相互踩痛脚倒是擅长。禁魂也被激怒了，阴恻恻的说：“难怪你从小就比不过他，原来你一开始就是个懦夫，是个孬种，你终其一生都只能在他的阴影下苟延残喘。” 你的支持者推举你上位，是希望你身上有与他相仿的能力；你的女人也只把你当做她的投影。修为、权势、财富、名声，你无一胜得过他，就连女人也是。叶崇玉脸色铁青，他明知道禁魂在故意激怒他，但还是被对方成功了。 他听到最后一句，瞳孔放大，问：“女神？”叶崇玉知道自己个人实力比不过林青霄。在他还是中山大公子的时候，他就很痛苦地发现了这一点。接下来几千年，他不停被林青霄从各个方面打败。在中山时，叶崇玉安慰自己：林青霄只是修炼好，在人际关系上一败涂地。 后来，林青霄进入天宫视线所作所为远超于叶崇玉。叶崇玉只好又安慰自己：林青霄这种冷冰冰、不通人情世故的性格，势必不得人心。然后，林青霄成了天帝，雷厉风行，短短几年就将天界整顿的上下一心。叶崇玉只剩下最后一点自尊，那就是感情。 叶崇玉虽然修为、智力、威望方面都不如林清霄。可是他女人多呀。林清霄就算再厉害，还不是一块木头，注定孤独一生。结果现在，他从禁魂口中听到了女人。叶崇玉紧绷着脸问：“此话从何讲起？”禁魂声音中带着幸灾乐祸，慢慢的说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？” 林清霄身边多了个女子，那个女子是绝迹已久的神灵，也是此界天道。叶宠一整个人都震惊了。什么？不然，你以为他为什么要抛下前线孤身离开？他为了腾出更多时间，还下令让前线退兵。 他并不是不算计，而是算计到了极致，连他的婚姻也要达到最大的利益。叶崇玉仿佛被人狠狠的砸了一锤子，现在脑子里还嗡嗡的，他没法理解禁魂所说的话：“什么天道，什么神灵，林清秀怎么可能呢？”叶崇玉依然不肯信，说。 你被囚于银屏，这七天没有离开营帐一步，本尊都不知道的事情，你如何得知？哈 <laughs> 魂不屑地笑了，盘旋到屋顶，化成一个邪魅的男子形象。区区蝼蚁，尔等对本座的力量一无所知。他回来的第一天，本座就感知到了，天道归位。 他本身就偏向仙族和神族，若是被林青霄勾走了他，天地和天道合为一体，你以及妖界，还有什么叫朕的权利？叶崇玉受到了极大震撼，他理智上觉得虚假，但是看禁魂的表现以及他对林青霄的了解，叶崇玉又惊恐的发现，这很可能是真的。 禁魂剑叶崇玉上钩，不停地蛊惑。不能让他成功，你必须提前一步破坏他们的感情。如若不然，你就彻底完了。叶崇玉神魂摇晃之际，忽然外面传来属下禀报的声音。叶崇玉倏然清醒。 禁魂一顿，化作一缕黑烟，慢慢退回瓶子。叶崇玉定了定神，问：“何事？”回禀魔尊，王妃回来了。叶崇玉皱眉：“云梦寒，他还知道回来，实在是不知轻重。阵前突然失踪，简直是军令为儿戏。”叶崇玉忍着怒气说：“传他进来。” 叶崇玉本来就对云梦涵有不满，等看到他和巫族大祭司一同回来，心内的不悦更深。叶崇玉口气冷冷的问：“这些日子你去了何处？前线即将打仗，你却自顾自离开，若是你被先祖绑架，岂不是给本尊添乱吗？”云梦涵被说得讪讪的，他低头无法反驳。巫族大祭司见状不高兴，替云梦涵说话。 魔尊，她是你的妻子，她离开后，你第一反应不是担心她的安危，竟然是她被绑架的话会给你添乱。她并不是不告而别，而且，她离开也并不是使小性子，而是为了陪我回徒弟祭奠。有旁人在，叶崇玉脸色稍微和缓了些，说： <sighs> “本尊并不是指责他，本尊只是太担心了。本尊刚才那些话。” 还不是怕他出什么意外。云梦涵的脸色慢慢放松，他就知道，虽然叶崇玉说话不客气，对他总是凶凶的，其实都是为了他好。云梦涵回道：“这一路，大祭司将我保护的很好，我并没有受伤。大祭司将他保护的很好。”叶崇玉听到这里冷笑。 云梦涵哭诉他在女人之间割舍不清，可是云梦涵勾三搭四的能耐也从来不差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